第二部分，第六到十二题，请选出正确答案。例如，该加油了，去机场的路上有加油站吗？有，你放心吧。男的主要是什么意思？ 六，你叔叔刚打电话来说，给你发了个电子邮件，让你查收。我正在上邮箱，可一直进不去，真奇怪，总说我的密码有错，没错呀。男的为什么感到奇怪？ 七。喂，你在哪儿呢？我已经到公园了，怎么看不到你呀？我在公园旁边的超市呢，正好我买了一箱矿泉水，你来接我一下吧。关于男的，下列哪个正确？ 八，你那儿有大一点的信封吗？这个太小了。稍等一下，我发完这封电子邮件就给你找。男的让女的做什么？ 九，你尝一下，这个菜味道怎么样？我尝了，稍微有点咸，是不是盐放多了？他们在谈什么？ 十，你困了就先去睡一会儿吧，等比赛开始了，我再叫你起来接着看。好的，我实在受不了了，先去躺会儿。女的怎么了？ 十一，做的怎么样了？今天能解决这个问题吗？情况比我们想的复杂的多，还有一个技术问题，不知道怎么办。今天恐怕完不了了。男的现在心情怎么样？ 十二，我想买这本词典，可出门忘带钱包了。你能不能先借我一点儿，一会儿回去还你？没问题，高老师，您要多少？男的在做什么？